之前咱们说啊，由于德军后方呢受到苏联部队的牵制，基辅呢在宝贵的四五天空当里呢，建立让德军懊悔不已的防线。机会就是这样，往往就在一瞬之间，抓住您就抓住了，抓不住失之交臂也没辙。其实呢，就算基辅现在防线已经建立，但毕竟是仓促之间。 如果龙帅此时真的集中力量，把克莱斯特坦克集群外加两个集团军都用上，给基辅全力一击，拿下来的希望也很大啊！而且这个时候基辅的防御力量呢，还是民兵老百姓组成的乌合之众。按现在的话说呢，人数虽多，但是呢，然并卵。结果正好这个陆军总司令啊，布劳希奇元帅来到南方集群视察，经过分析之后。 也希望隆德斯泰特可以试一试。龙帅心想，那就试试吧。啊，但刚要准备制定进攻计划，圣旨到，元首又闪亮登场了。希特勒这货在这紧急关头想干啥呢？是想督促啊，赶紧占领基辅，实现他的这既定战略吗？啊，不是。根据希特勒的最新指令，南方集团军群停止对基辅市区进攻的计划，在基辅周边建立警戒线。 主力部队寻机歼灭外围苏军集群。希特勒对战争是有一套他自己的哲学的啊，除了咱们经常提到被大部分德军将领嗤之以鼻的战争经济学之外，还有呢，就是建立小而美的包围圈，最大程度的消耗苏军有生力量。对于希特勒的战争思想。 绝大多数德军军官啊，在战后的回忆录里都是被冠以白痴一样的评价啊。这个也是能到战后或者还有命写回忆录的，都是跟他关系不好的啊。崇拜他的，像凯特尔还有戈林都挂了啊。赖歇瑙这是二十六个元帅当中的为数不多的纳粹党员，四二年就很知趣的提前中风而去了，享受了国葬的待遇啊。但是中肯的讲。 希特勒能做到那个位置，没有点眼界和格局啊，也是不可能的。应用到这个战争中的指导思想啊，尤其是战略指导思想问题，很多时候呢，需要的并不是多么专业的军事理论，更重要的是对整个战略方向判断的一种大局观。其实，这个之前在白俄罗斯战场上，希特勒、克鲁格为代表的歼敌派。 和以古德里安、霍特为代表的突进派就已经擦出火花了啊！但是那个时候，德军在中央战场是春风得意、顺风顺水，处境呢跟在乌克兰是完全不同的。博克手下有霍特和古德里安，双剑合璧，可以很奢侈的随意突进，后续部队呢打扫战场、擦屁股就好了啊。呃，更重要的呢。 还有像巴甫洛夫八爷啊、铁木辛哥铁帅啊，这样不世出的蠢货对手，天衣无缝的配合啊，因此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你好我好大家好啊。但是乌克兰战场，首先隆德斯泰特元帅只能靠克莱斯特大叔一支装甲集群单臂出击。 是吧？总体兵力捉襟见肘，而且鱼龙混杂。据说这个隆德斯泰的元帅好不容易跟总部申请了只有三个师的预备队，来的竟然是精锐无比的意大利人啊！所以自己这配置啊，等于跟中路比啊是降格了。但是面对的苏军，无论是兵力配置、布防区域，还是指挥员素质。 啊，跟他们中路战场的配置比啊，可以说是升了好几个格都不止啊！所以你等于是用下四对付人家的上四，这样一来此消彼长，一进一出，足可见德军在南方推进的难度。基辅是首都级别的大城市，坐拥两三百万人口，硬攻必然招致同仇敌忾，不可避免的陷入消耗，而且呢。 这时候，毛熊又开启了变态暴兵模式，在后方组建完成了三个集团军，随时可以开往基辅增援。看来这个斯大林其实还是挺惦记布琼尼的，不是要把他坑在基辅。所以，隆德斯泰德元帅要真硬攻的话，以德军的实力不是不行，但绝不是具有性价比的方式。一旦陷入僵局，靠闪击战吃饭的德军闪不起来。 那就抓了瞎了。所以这个回头来看，应对乌克兰战场这种复杂情况的最好方法，希特勒的外围歼敌战略其实是十分合时宜的。德军的优势不就是在运动战吗？而且这样对于苏军来讲呢，无疑是下了个迷魂药。苏联人会认为德军怂了，或者呢回家叫人去了，绝对想不到德军会另有打算。你不打基辅能打哪儿啊？啊，咱就跟那儿耗呗。 于是呢，苏军继续在基辅兢兢业业的与这个德军碰撞，同时呢，位于这个基辅南边二百公里远一个叫乌曼的地方，德军重兵悄然集结。这里呢，驻防着苏军第六和第十二两个集团军，这两拨人等着基辅城下硝烟弥漫，自己去收拾残局。 情报部门已经侦察到德军主力南下的时候，他们竟然天真的以为这是德军在迂回基辅侧翼，呃，其实他们预测的也没错啊，只不过呢，迂回的同时先把你们哥几个收拾了。针对这两块大肥肉，隆德斯泰特自然会详细筹划。他总结了一下以前的经验教训啊，由于自己呢是单臂突进。 不太可能两翼合围，你就算优势再大，也只不过呢是把苏军呐往他们后方一直赶赶赶，围住都难，更不用说是实施歼灭啊。因此，这个隆特斯泰特元帅呢，首先让机动能力最强的克莱斯特装甲集群急速推急速推进到乌曼后方的五一城啊，有点像这个薛岳将军的天炉战法啊，先筑个炉底啊。 然后这个德军第十七集团军配合若干匈牙利战斗旅从西向东一路平推，最精锐的第六集团军殿后随时跟进，把苏军呢赶进炉子里。按理说德军是不是有点轻敌呀？啊，首先您这第十七集团军呢不是特别精锐，而且呢还是一打二去怼俩苏联集团军。 其实不用为他们担心啊，苏联的集团军啊，这俩集团军呢是从前线撤到这儿休整的，是吧？被蹂躏的已经是血肉模糊了。如果不是咱们前面提到的第五集团军搭救，这哥俩在国境线上就报销了。于是呢，一切如同演习一样，按计划前行。德军驱赶的两个苏联集团军，苏军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一路后撤。 但是这可不是在茫茫的乌克兰大平原玩追逐游戏了。苏军撤到五一城，惊讶的发现，咋后方出现了德国坦克了呢？啊，可不呗，啊，早就扎好口袋，请军入瓮呢。就这样，隆德斯泰特奇迹般的完成了单臂合围的战果。八月二号，随着五一城被攻陷，苏联三个集团军落入了包围圈。 哎，咋仨了呢？是吧？还有苏联第十八集团军半路遇见，跟着撤到这儿了，是吧？结果倒霉催的被一勺烩了，人脸吧脸吧，加起来差不多有二十三个师啊。可直接参与围歼的德军部队呢，是五个摩步师和五个装甲师啊。其实早在七月二十四号啊，布琼尼就预料到乌曼地区的部队呢可能会包围。 下命令让部队收缩到基辅附近啊！但是呢，伪光正的莫斯科拒绝了这一命令，斥责布琼尼轻易放弃战略要地乌曼，跟基辅同样重要，一个都不能少啊！确实一个都没少，把部队呢全交给这个德军，城市也没有保住，十几万人逃生的机会就被自己人葬送了。到了八月八号。 包围圈内的苏军放弃了抵抗，十万三千人被俘，缴获三百一十七辆坦克、一千一百门火炮。第六集团军和第十二集团军司令穆季琴科和波涅杰林少将受伤被俘，指挥部被连锅端啊！这意味着呢，基本上很难重建了。这两支部队的番号都被最高统帅部撤销了。这就是著名的乌曼围歼战。 这场战役之后啊，意味着在整个西乌克兰只有基辅一地还被苏联控制了。呃，不得不说，德军的这次胜利真的应该感谢平时在后方经常乱插嘴的小西同志啊！这也成为他以后干涉军队行动的资本啊！你看，我当年也是干成过事儿的，我不是胡喷啊！而且呢。 这个时候，远在基辅的赫鲁晓夫丝毫不敢怠慢，夜以继日撸起袖子加油干。乌曼战役，苏联损失了十多万有生力量啊，却给这个大土豆呢赢得了二十多天刨坑的宝贵时间。你不能不佩服啊，赫爷这土木工程的指挥艺术。半个多月的时间，基辅周围形成了一个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立体化防御带啊！不光基辅城本身。 连旁边的卫星城怀柔啊、大兴啊、密云呐、燕郊啊、三河呀，是吧？都给这个连起来了啊，堪称奇迹。所以基辅人民给这防线起了个霸气十足的外号，叫“赫鲁晓夫之盾”。盾筑好了，到底好不好使，就得通过实战检验一下了。八月六号，希特勒亲自飞临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接见了隆斯泰特元帅。 啊，以及碰巧在场的罗马尼亚领导人安东尼斯库将军，在满意的听说了一下乌曼战役的战果汇报之后，希特勒得意的飘起来了啊，动脉硬化都好了，没那么硬了，兴奋的说：“哥几个努努力啊，基辅在向俺们招手啊！”那既然元首给打气儿，又加上有乌曼战役刚刚得胜的余威，就试一把吧啊！所以主力集结完毕之前，隆德施泰特先让第二十九步兵军去试试水。 是吧？西瓜甜不甜，吃了才知道，是吧？石头硬不硬，得用脑袋撞一下才知道。然后呢，二十九步兵军傻呵呵的冲人家基辅正面防线就冲了过去。这一冲，明白了，刀是铁打的。苏军部队并没有投入多少防御力量的情况下，光地雷就让这帮德军损失不小。好不容易爬过雷区，到达基辅近郊，还没站住脚。 苏军的一支杂牌部队发起反击，就把他们逐出了防区。接下来四五天，德军反复进攻，始终没能突破第一道防线，反而自个儿是损失惨重。八月十二号，被迫是撤出了战场。看起来这赫鲁晓夫之盾果然够硬的啊！撞的德国鬼子满脸是血啊！德军被苏军俘虏之后啊，苏联人审问他们的时候就问。 你们为什么这么义无反顾的往前冲啊？啊，德军俘虏说呀，我们接到的是死命令啊，一定要这个不惜一切代价打开基辅的缺口啊。根据德军的编制，根据德军的编制啊，这第二十九步兵军这个属于二线部队是吧？这个只有两个步兵师，一线部队呢是三到四个这个。 所以呢，以区区两个步兵师就敢去进攻赫鲁晓夫负责防御的基辅，说起来呢，真的是够勇敢啊，或者说呢，够犯二的啊！面对着被打的这个遍体鳞伤、垂死挣扎的二十九军，是吧？这个隆德施泰特拿出巴巴罗萨计划南方集群的任务详情表，唏嘘无奈的到了极点。 根据巴巴罗萨计划，南方集团军群除了前面提到的占领基辅、顿巴斯煤矿区，还得在冬季到来之前拿下克里米亚，控制高加索油田。更逗的是，希特勒在收获自信之后有新想法了，又要求龙帅前出基辅以东五百公里开外的库尔斯克、哈尔科夫地区啊，基辅还八字没一撇呢，啊其他地方呢，也就是想想啊，又开始啊。 独裁者都善于勾画伟大蓝图，是吧？根据这个希特勒的设想，冬天来临之前要结束对苏战争啊！现在都八月中旬了，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一个都没有，是吧？苏联是没有秋天的啊！我们十月份上俄罗斯，大羽绒服、厚秋裤、靴子都得套上，是吧？许多人在乌曼战役之后赞扬这个隆德斯泰特居功至伟啊，但是这个隆帅啊，给他的爱人隆婶儿的信中。 无奈的说：“现在所有胜利的心情都被苏联这无边无沿的土地呀磨灭掉了，是吧？即使再有一万场胜利，这儿还是苏联，前面还是苏联，啥时候是个头啊？啊，媳妇儿，我好想你啊，么么哒啊！可见隆德斯泰特这个时候对于彻底征服苏联的信心都被磨灭没了啊！既然基辅有如此坚固的金钟罩铁布衫。” 那苏联这边是不是就可以松口气了呢？其实他们的日子啊更不好过，而且呢，在基辅也没几天日子了。